三七年五一，图哈切夫斯基神采奕奕地站到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上，紧靠着斯大林旁边啊，开始这个举行这个阅兵嘛。他在那儿检阅队伍。五月十一号，元帅按照原定计划，本来呢应该去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那乔治六世他哥，爱德华八世跟你美国娘们跑了，所以这个只能乔治六世登基了。但是就在他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苏联外交部突然宣布。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因病不能前往。接着，报纸上发布一条出人意料的任免令，免去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这个免职令使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乃至全军都感到震惊啊！图哈切夫斯基更是把这个决定看作是对他的侮辱。我操！我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 肯定是有小人害我啊！因为受到如此打击啊，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军人，他就这个这个心里憋气啊，挠头发是吧？哎，这个摔东西啊，扯衣服，想不通啊，甚至这个给这个弗罗西洛夫元帅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信啊，说说你也甭撤职了，怪麻烦的，还得这个浪费编制，你也不伺候了啊，要求彻底退役，卸甲归田。 在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劝慰下，图哈切夫斯基呢平静了一些，表示我愿意去伏尔加军区司令部赴任，当伏尔加军区司令。在图哈切夫斯基赴任前，弗罗西洛夫专门呢来这个送行。当时图哈切夫斯基不在，弗罗西洛夫就告诉图哈切夫斯基的媳妇儿：“你说你把这个手枪和猎枪啊藏起来啊，以免呢图哈切夫斯基想不开自杀。” 临行前呢，内务人民委员叶洛夫也表现出同样的这种关切啊，而且还把图阿切夫斯基手枪里的子弹给退了出来啊，这玩意儿容易走火。结果两周之后啊，五月三十号，图阿切夫斯基坐车到一处兵营视察，行至中途，军区特工处处长开车来了，告诉他说：“国防人民委员部有令，元帅您呢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并且建议元帅呢坐特工处的车。” 跟那个电影中惯用的情节一样，在特工处的车上，肃反人员就把图哈切夫斯基那支退了子弹的手枪就没收了，卸掉。就这样呢，图哈切夫斯基就被捕了。同一时间，先后被捕的还有这个七名高级将领啊，这七个人呢是外界一致视为苏军精英的杰出战略家。 呃，六月十号，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阴森的地下室里，啊，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八人秘密审讯开始了。啊，审判长指控说你，图哈切夫斯基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图哈切夫斯基就对法庭进行抨击，啊，他说你这个放屁啊，你们编瞎话，不编个像点样的，真为你们智商着急。说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为你们这个法庭啊，只能。 以三流侦探编造出来的假文件为依据，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尊重你们这种法庭的。我要你们转告斯大林，说人民的敌人、红军的敌人就是他，而不是我说他才是天底下至今我们没见过的大罪人。最后，审判长只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进行宣判，然后这个大案就告终结。那四小时之后，这个四十四岁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 原本可以在几年后开创不世之功的一代名将，以极其窝囊的方式在地下室被执行枪决。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图阿切夫斯基的媳妇儿和两个兄弟都被处死，那三个妹妹被投入集中营，尚未成年的女儿在成年后也被捕入狱。元帅的妈和姐姐在流放中死去，这个。 图哈切夫斯基所指责的三流侦探编造出来的假文件确实存在，炮制者呢是纳粹德国。在占领奥地利和捷克之前啊，纳粹德国对图哈切夫斯基做过专门研究。希特勒比谁都清楚，在他准备干掉苏联的过程当中，这位谋略比肩拿破仑的苏军的这个副统帅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阻碍？对付巨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摘掉他的脑袋。 于是，经过反复的策划，现代版的《蒋干盗书》在欧洲上演。全部活动秘密进行的啊！纳粹首先要弄到图哈切夫斯基手书样本，因为从二三年开始啊，苏联跟德国有个军事合作，比如相互训练军官啊，观摩军事演习啊，交换军事情报啊，并且呢，图哈切夫斯基和不少苏军高级将领在德国军事学院呢学习过。 后来两国军官呢还有信件往来，这些信件一直存放在德国总参谋部军事谍报处的秘密档案库里。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呢，当时的这个德国将领没有完全纳粹化，不完全听希特勒的啊。你想希特勒这种贼王八、这种鸡鸣狗盗的行径，让这个贵族出身的德国正规军将领很鄙视。不过这难不倒纳粹，是吧？你有张良计，是我有过墙梯。 是吧？他们还真翻墙了，偷偷派出这个盗窃专家潜入参谋总部军事谍报处的秘密档案库。不到两个小时，盗窃专家呢就获取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全部信件资料。然后纳粹就开始伪造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同事写给德军高级将领的几封信件，内容呢就是我准备发动政变，刺杀斯大林，希望得到德国军方的援助。 除这些信件之外呢，他们还伪造了德国将军写给图哈切夫斯基的复信的抄本和各种各样的佐证文件，甚至还有图哈切夫斯基亲笔签署的数额巨大的收款的这个收据。然后盖世太保把这些情报，包括一封写有十一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 这个间谍就把这封信送给了捷克总统贝奈斯，贝奈斯就转给了斯大林。其实啊，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是编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被他点名的十一个苏军高级将领里，有仨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你只要智商正常，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 但是斯大林愣相信，为什么呢？他就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啊！啊，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那就怕军队将领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三百万卢布把这些情报买到手，然后盖世太保就把这些卢布拿回去化验，一化验也都是假的啊！说这俩独裁者特有意思，你给我假情报，我送你假卢布，心照不宣是配合默契。 这个除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害之外，布柳赫尔元帅和叶戈罗夫元帅也被害。布柳赫尔元帅啊，跟中国渊源颇深啊。早年呢，他来华当北伐军的军事顾问啊，他化名叫加伦将军。三七年，苏联国内开始大清洗啊，就在这个，呃，布柳赫尔元帅刚刚指挥完对日军的张古峰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不久，他就被捕杀了。 由于他在国内军内享有很高威望，那斯大林呢不敢公开指控他，甚至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当时很多人呢还怀揣美好的梦想，认为呢他又可能去中国当顾问了。三九年，蒋介石还曾经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担任军事部顾问。这个时候才得到消息说。 布柳赫尔已经去世多年了，那布柳赫尔遭受严刑拷打，一个眼珠都被打出来了，那所以这个他见那个同僚的时候说：“你看这帮混蛋把我整成什么样子！”五六年苏联政府才给他平反。当时这个呃叶剑英元帅五七年访苏，啊，回忆起在这个布柳赫尔元帅指挥下参加训练的时候，还写诗：“不见嘉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之远，我来伯利多怀旧，啊，遇到红河任找痕。” 是吧？足见这个对他这个哀思啊，是吧？叶格罗夫元帅有种啊，有种。这个也是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恶棍来逮捕他的时候，元帅开枪拒捕，击毙了几名这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鹰犬之后啊， <laughs> 吞枪自尽了啊。他是比较有种，这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 <laughs> 一个。 在这个肃反运动当中，苏联红军有三万五千名军官被镇压啊，包括上校以上高级军官的百分之八十，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授予元帅军衔的五个人，仨被处死了：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剩下布琼尼和弗罗西洛夫，斯大林的两个忠实鹰犬，胡子很大，脑子很小，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天天跟斯大林二锅头、花生豆是吧？这酒腻子。 十五个集团军司令杀了十三个，八十五个军长杀了五十七个，一百五十九个师长杀了一百一十个，四万多营级以上军官被迫害。这一切可都发生在二战前夕啊！所以，苏联红军骨干的丧失，使不久之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希特勒高兴得直跳舞，啊！据说他吻了每一个在场的女士，那高兴。那希特勒是一个很清心寡欲的人，应该不是借机耍流氓，就是太高兴了，是吧？这这这红军是一个无头巨人，再也不害怕了，是吧？后来这个这个二战胜利之后，苏联这个将领追忆这个大肃反，说我们上校以上的军官死了百分之八十，就是战败的德日法西斯高级将领都没有死这么多的。 对吧？那死的都是底层军官，中尉、上尉死那玩意儿多，哪有上校以上死百分之八十？这而且都死到自己人手里，是吧？大清洗没有边儿。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这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咱讲想自身难以幸免，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者被当作替罪羊，是吧？苏反运动的前期领导人内务部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 因为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啊，在三六年被处决了啊，哑疙瘩了，这回哑了是吧？被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啊，叶若夫完全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高潮，又被处决了，然后被贝利亚取代啊，所以这就是走狗，不断的这个这个换。最逗的是，叶若夫被处决的罪名是镇压苏联人民是吧？所以被处决啊。 此外，在这场这个这个镇压运动啊，涉及了各个领域，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对吧？呃，几千人就被迫害啊、流放啊。斯大林曾经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为什么呢？这些人是这个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啊，他们的歌曲呢没有文字记录，就靠师徒代代相传。 才能把这歌传下来啊，就是口传心授才能传下来啊。苏联著名的音乐家啊，肖斯塔科维奇啊，说每当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这个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跟他一起消失了啊。斯大林不光杀本国人，外国共产党也杀啊。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了。 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共产党也被杀光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的共产党都被镇压啊，还有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的啊、中国的、朝鲜的、伊朗的、印度的，只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苏联全干掉。整个大肃反运动当中啊，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 啊，叫叶努基泽啊，叶努基泽啊，但是，老叶讲完之后不久也被处决了啊，也被处决了啊。不过这个凡事有一面就有另一面，大肃反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啊，党内、政府内、军内、经济部门出现了很多空缺的职位啊，许多人呢因此迅速的这个提升啊，速，比如说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三年内。 就当上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州委书记啊，后来接替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一个叫科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联邦的副总理啊，这位呢后来是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总理啊。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了苏联海军司令啊，现在咱们的辽宁舰前身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二号舰。所以你想啊。 这个大肃反给这个苏联的军队造成的损失之大，才会有后来这个苏联红军的这种惨败啊！俺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高级将领全被枪毙了，就变成了这个苏德战争一爆发，在苏联经常是什么呢？少尉指挥一个营，大尉指挥一个团，是吧？少校指挥一个师，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上级全枪毙了。 对吧？全枪毙了。你想，他有这个指挥能力吗？没有。所以，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合围战——基辅会战，七十万苏联红军被围，六十六万五千人被俘。基本上等于就是这七十万人一被包围，就没怎么打，就全投降了，被俘了。为什么？四个集团军被合围，是吧？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两年前他是一个团长。 两年之内，他由一个团长升为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方面军司令，是吧？他就是个指挥一两千人的水平。西班牙内战当中的战斗英雄，无限忠于斯大林。你让他指挥七十万大军，他哪有这个水平啊？啊，所以跟他打的都是德国的名将啊，什么霍特啊，都这帮人，古德里安这帮人打他那不是那不是太欺负人了吗？是吧？一被包围。 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下令毁掉方面军的电台，各集团军分头突围。那这一下，四个集团军就失去指挥了。呃，总司令在哪儿？总司令不知道在哪儿，是吧？你们自求多福吧。那吉尔波诺斯上将带着司令部和警卫人员突围，一千多人得心应手，他只能指挥这一千多人吧，是吧？哎，得得心应手。突围途中遇到了德军坦克，勇敢的上将抱起炸药包冲向德军坦克，是吧？战斗英雄嘛，壮，冲个老子跟你拼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上将粉身碎骨，坦克接着往前开，没打着，所以基尔波诺斯也成为苏联在二战期间战场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将领。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大肃反的受害者。